我觉得今天的这一集，不行，这要放在这边，怎样会用到这么坐立难安？没有，我觉得今天这一王小姐会是一个很，嗯，怎么讲，一个厌世的新高度吧？我想，真的假的？嗯，就是想象一下，熊浩炳的人生还可以荒唐到什么地步？对啊，我很想知道耶。 好了，欢迎收听《青春爱消遣》，我是小花饼，我是小布。今天这一集呢，刚已经讲了嘛，我我必须要先稍微警告一下，就是这一集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一集，这么或或者是或者是大家要相信小画饼的能力，我可以把它讲的举重若轻。 <laughs> 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录录看，再来决定一下。 下录的话都是有哭声的吗？ <laughs> 抽抽泣， <laughs> 抽泣也是不无可能啊。所以总之呢，今天我想，我想大家看到这一集的标题，嗯，大概就会开始有一点点想法了。嗯，有的时候我们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laughs> 嗯，在消耗品的身上获得了一个充分的体现。 对，所以就是嗯，今天的女王小姐谈心，因为上次小布小布宝的时间抢走了嘛。哎，怎么这么说呢？ <laughs> 好，也没有啦，毕竟小布这个是值得恭贺的一个正向积极的消息。今天自己的厌世就给我来当，好不好？ <laughs> 对，所以今天的主场就是消化饼喽。嗯哼，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嗯，怎么说？应该说，二零二零年，我相信对大家都不是一个好过的一年。嗯嗯。 所以虽然不晓得二零二一会不会比较好，我觉得很有可能不会比较好， <laughs> 但是 you never know，right？ <laughs> 怎么才一开始就？ <laughs> 好了，总之就是我们都希望坏的今年二零二零就结束嘛，对不对？赶快结束。对对对，所以今天分享完之后，应该否极泰来，很棒。你今天到底是多需要吉祥话？ 对 <laughs> 我，我很难相信我是一个这么需要。卡布这亚机器很重要吧？上一集还嘲笑我，有没有？哼。 <laughs> 好，总之呢，我要我该进入正题了。正题就是我今年遭逢人生的巨变。嗯，就是嗯，大家都知道，也不一定大家都知道啦。 <laughs> 如果是新听众的话，就是嗯，我跟我姑姑，就是一直以来都是在台北一个相依为命的一个状态，这样。因为我爸妈在新竹工作。 所以，那我姑因为没有结婚的关系，所以他就是算是把我当成他自己的小孩。然后，因为我爸妈工作比较忙嘛，他们从小就是把我放在我姑姑还有奶奶这边带。嗯嗯，所以我从小就是在台北，然后就跟他们一起这样生活长大。嗯，所以就是一个情，你要说情同母子嘛，我觉得这个已经算是不用讲了。 对，就是不不足以形，不足以形容。对对对，是是是。嗯，所以今年就是因为他前几年就有得那个癌症，嗯，那因为癌症的关系，所以嗯，这几年算是他就一直不断的在做化疗，对，不管是一开始是放射疗法，然后到后来就是标靶，标靶，然后再再来什么化疗，反正他就是在癌症经历过的那些，他都有，对。 嗯，然后他今年就是七月的时候，嗯，然后就是走了这样，嗯嗯，所以我讲一下我怎么讲啊？对，反正总总之呢，总之这就是一个，当然你知道挚爱走了不是，就是一当然会是一个很很难承受的事情吧，嗯，然后对我想一下。 哦，这个真的好难录哦。 <laughs> 等一下，等一下。嗯。好，我今天好我我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laughs> 怎么了？ <laughs> 怎么了？是？为我讲到一半，我觉得我觉得这个这个步调不对。对，你是想要讲到跟后面的有什么关系是吗？ 对，就是呃，等一下，我想想，我怎么讲它？前面的铺陈很难讲哎。好，所以总总之要先提醒大家的，就是因为我姑姑得的是那个子宫内膜癌，嗯，然后就是所以，然后那个听说就是它是一个比较。 好像好发于一些就是单身女性哦，或者是就是你没有生育过的，嗯嗯，对，好像他说那个几率会稍微高一点，嗯嗯，对，所以奉劝各位听众，如果你知道，想要赶快去生孩子吗？当然，生孩子也是一件好事啦，我这样才有学生可以教是没有错。然 <laughs> 后我的意思是说，就是 <laughs> 家定期做检查，因为我觉得我我们的听众来说，跟小布跟消化饼一样，就是可能性。 比较高啦，什么意思？ <laughs> 单身一辈子还还维持单身？我没有，我们没有说一辈子，你怎么这样说？我们有很多听众都是有伴侣的，啊，你在讲什么？好，就我们两个卤是不是？对呀， <laughs> 说是什么？搞不好因为我们的节目结缘呢。那那我就不是很乐见。 <laughs> 好。 <laughs> 好，不会啦，不会啦，喜酒还是要找我们，我们可以主持的。对对 <laughs> 对，肖浩平的婚礼的歌单还是没有放弃，还是可以请我们来唱歌。 <laughs> 他们的婚礼要唱你的歌单吗？嗯，对啊，有什么问题吗？好。 反正就是好，拜了个位提醒一下各位，一个卫卫教时间，对单身的女性们，对，如果你有发现，比方说什么那种啊，比方说小便啊，还有什么异状啊，什么之类要带血色啊，还是什么那种，反正就是要赶快去，不要拖，也是也是很重要，对，检查，要定期的检查，嗯，然后对，反正就是大概这样子，其实也过了大概三四年左右的时间吧，这样，然后就是在这个期间，他的病情算是一个比较。 嗯，中间算是标靶的时候稍微控制，嗯，然后所以那个肿瘤就没有再继续扩大这样。可是到后期就是有点突然急转直下，对我觉得那个癌症的有时候恶化这种都对，就是很难捉摸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反正一开始就是就这样若无其事的这样过嘛，嗯，然后到嗯今年的时候，嗯。 然后就突然，反正他就是固定回去检查，然后就检查完，然后都要回来说，就是一个坏消息要讲。他说他大概就是剩一年这样。哇。对，所以当然你听到剩一年，就是我觉得那个数字一讲出来，你就是会觉得很，就是不不知道该怎么讲这样。反正总之就反正一年嘛，那就是好好把握嘛这样。那后来没想到，大概他才讲了大概不到一个多两个月吧。这么快？ 对，然后就突然就是，他是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有一点，就是怎么讲，有点脸色开始发黄，因为因为那个可能已经蔓延到什么其他地方，对，什么肝肝脏啊那边就是会有那个黄疸嘛，哦嗯，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我姑姑都想说，这可能就是癌症发展的状况，就是会这样子，嗯对，所以。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也没有多想，因为他本来就是预计就是要回去再做一次化疗了，对对对。然后到之后，嗯，然后他大概之前嘛，他但是可能礼拜四要门诊，嗯，然后礼拜一的时候，他就是要先哦，反反正他他的姐妹就先来聚一聚啊，聊聊天这样，然后看他那个时候就觉得。 脸色不太对，然后体体力也很虚弱，这样，然后就是要赶快叫他，就是赶快去看医生，所以就在回门诊之前就先去看医生了。哦，所以在礼拜四之前就先去看对。然后一看的时候就发现就是慢对对对，就是嗯，就应该说是医生的意思是说就是已经是到了很危急的情况了，就是还好有先来看。对对对，所以。 那个时候，等于我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也是很嗯震惊的状态，就是怎么突然说好像就活一天算一天的那个，到了这个地步，对，已经出来到了这个地步，你知道吗？啊，真的差蛮多，这整个都会就傻住在当场。对啊，然后所以反正最后就最后大概到他一开始是在急诊室嘛，然后他说有病房，大概到他走可能就十几天，差不多这样。对，然后这个期间就是。 嗯，我跟她的姐妹就是我的姑妈，嗯，小姑妈跟我的大姑姑。嗯，对，我们家的叫法比较奇怪啦，就是大的叫姑，年纪比较，就是比起因为我爸在中间嘛，所以比我爸大，我爸的姐姐，所以就叫姑妈。对对对，其实都是姑姑啦，叫姑妈。对对对，好，所以总之呢，就是姐妹，就是反正我们就三个人，就是轮番。 这样照顾，那当然，后来有请看护这样。然后，嗯，对，然后在这个期间，因为我就是整个就是想说，不行，我一定好好把握这个剩下来的时间嘛。嗯嗯嗯。所以就是，比方说啊，没事，有事没事就过去啊。比方说，带个照片给他看啊，因为刚好在整理嘛，就很多那以前的照片什么这样，就是给他看，至少可以回忆一下一些呃比较。 美好的回忆。Yes, yes。嗯，然后，嗯，想一下，我要讲到哪里去？对，然后好，虽然但是那个临走的那一天，有一点小小的插曲啦，啊，就顺便讲一下，就是。 因为反正就是有看护嘛，然后反正我们就是大概就看到，可能我在十点多，可能就先回来睡觉，然后晚上就是那个看护陪，所以嗯，就是说说有任何的情况或怎么样，就是马上打电话联络嘛。嗯。所以有一天早上的时候，在早上在六七点，反正就打电话，就是被叫起床这样，然后就说好像护士说要准备了哦，对，然后就赶快我就那个检测管就杀过去啊，然后就赶快。 到了，然后就见到，对，就是嗯，然后其他的亲戚、姑妈们、姑姑、姑妈跟姑姑，反正我也就赶快通知他们嘛，嗯，都来，就都来了，对，然后都来的时候，然后当然他大家就是很难过嘛，就是掉泪，可是还没有他他还没有走这样，对，可是他也没有，他还有意思吗？ 就是有有轻微的意思，可他也没有力气去讲讲话或者是什么的，对对对，看看这样子，对对对。但是这个状况最后一天，然后来的时候呢，然后后来就是哭一哭，难过一下，嗯，然后发现我姑姑好像还没有要走，然后这个时候呢，我我的姑姑跟姑妈就是有点悻悻然开始生气了。 对 <laughs> 对，看护生气，对看护生气，对看护就是奉那个护士的命 <laughs> 来通知嘛，是护士。想说如果你们要见到最后一面的话，就是当然要那个赶快先过来这样，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哎，怎么这样？就是我要来了，然后又又还没有要走，真 <laughs> 的就是一个。 <laughs> 然后他们怎么这么尴尬？啊？ <laughs> 对啊，我就想，然后那个护士也很无奈，你知道吗？对啊，他他也不能说讲的多准确啊。对，重点就是这件事情，他不是像，因为我们太容易被电视或电影上面演的，就觉得好像是，可能嘛，最后一秒之前还会给你讲很多那个最后的遗言，然后最后哦这样断气这样。对啊，怎么可能？没有这件事啊，他就是慢慢的在，就是比方说心跳可能开始从啊一百九十八十七，就是对血压就一直这样慢慢掉这样，所以就是。 他可能就在这两这一两天内，可是哪一个时间点没有人说的准这样？对啊，这怎么会知道？对， <laughs> 但是为什么你姑妈没要生气？总之呢，他们就就气呼呼的，就觉得可能被摆了一道吧。我好不容易我一个假日，我想要睡晚一点， <laughs> 然后莫名其妙通知我来，我也也没有还没还没有要走。然后之后呢，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就打电话给那个就是。 看护的公司去投诉，对，去客诉。 <laughs> 这虽然不太，就是你知道不太适合笑，但我真的好想笑。这有什么好客诉的？好奇怪哦！你公安们都叫 Karen 是不是？对，然后那个时候我，那你那你怎么办？你不是很尴尬？我。 反正他们在那边投诉嘛，我也我也自己一个人陪在陪在我姑姑身边， <laughs> 我外面 <laughs> 参与，在你有参与很好，对对，然后我还我还就是默默的充当一点和事佬，就说啊没有啦，他们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妹妹嘛，就是心急嘛，这个你知道情绪没有办法发泄，对对对，就是发泄在你身上，你还挺会，对，你看我还那面哇，跟他们打个圆场，对啊， <laughs> 辛苦了辛苦了啊，真的是，然后呢，总之反正事情就讲开，他们也是就是之后就是。 意思意思，还是道了一个稍微道了一个歉，这样。嗯，好可怜哦。 <laughs> 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插曲，这样。对，所以我我觉得，尤其是在这种临终病危或者是有这种意外的，我觉得那个医生、护士或者看护，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压力都很大。大家要对哦，对对，护理师对医生都要有一点好一点的那个。 对啊， <laughs> 没事，你继续，继续。嗯。然后总总之呢，就是，然后他们就是，对， <laughs> 他们就发完这阵脾气之后，他们就他们就走了嘛， <laughs> 对。然后连我一个人在那边，就是陪我姑姑。嗯。然后之后，对啊，然后我就说啊，反正就是我来陪这样子，然后就是，嗯。 大概是那天是早上嘛，我刚说的是六七点的事情，然后大概是反正一路往下降，大概到快大概十点十一点的时候，嗯，大家就降到那个危险值，你就会一直听到那个滴滴滴，对对对，就心电图开始就是乱叫这样子，嗯，那他就没有也没有要急救了，就对的，他他那时候他有签那个放弃急救，哦，所以他就是一直看着他往下掉就就这样子，对对，应该说我姑姑是一个非常，我不晓得他哪来的一个。 勇气，或者是说他就是一个非常看得开的开的人。对我相信他当然知道说，你刚从一一年，然后马上跳到几天了。我我觉得他一定那个冲击会很大。可是他就是真的从来就这一路上这个三四年，我都没有看过他为了这件事情掉过任何一滴眼泪。真假的？嗯。所以他是真的很哇哦，很坚强。我不该怎么说。对。所以。 然后，反正我们这三四年的过法，就是我也是照常，因为我也不晓得要怎么样应对。对，我觉得对于癌症病人的家属，嗯嗯，这个事情也是一个蛮难去，嗯，对，就是我就是一只孤狗啊，癌症家属，然后要怎么要怎么陪伴？对对对，就是因为这是对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不晓得该怎么做。然后，反正我最后就想说，就是他照常好了，就是让他也不要感觉说他好像是一个病人，我这样对他这样，嗯嗯。 对，为什么讲到这边啊？我想一下哦。 <laughs> 所以讲到最后一天，对，所以讲到就是大概十一点、十二点的时候，大家就开始那个乱乱叫嘛。然后大概就是差不多，然后我就跟那个哦，反正我姑姑跟姑妈就来电说啊，反正晚上有看护陪，你就先回去好了。嗯。然后我就说，我你不要，我不要啊，就是。 因为真的是已经到已经到最后啦，他们就觉得说啊，反正大概明天吧，还是后天，就是还还有还有时间，对。可是就是真的是当天晚上大概凌晨一点的时候，然后他就走了这样，哇，对，所以。 然后他等他们赶到的时候，就是已经都已经来不及了，这样，嗯，就还好，至少我觉得之前早上那一 <laughs> 那一出 <laughs> 还是有见到啦，对，是还是有见到啦，然后晚上也是走的时候，至少是有一对，您在旁边，对，至少是我在旁边这样，嗯。所以那反正之后就是开始陆陆续续的那个，你知道。 如果你有看过电影《父后七日》的话，就知道就是各种那个礼俗嘛，要开始办了，念经什么？对对对，念经啊，什么集期啊，那个什么法会啊之类的，对，什么丧礼这样就一路这样下去。嗯，然后反正就是我哦，嗯，然后哦，反正就是由我姑姑跟我姑妈，他们是负责处理这个事情的，嗯，主要的人。 对，嗯，然后加上主要的，因为我姑姑那个时候就是她的那个，因为她本来是说她东西都要先过户给我，还是要怎么样嘛，她的财产都还没有时间处理，然后她就已经进急急诊室了。哦，对，所以她就就是托那个我小姑妈，嗯，然后帮她处理所有的财产的事情，这样，所以她就是去跑很多这种银行的手续啊、程序啊什么之类的，嗯，没错。 然后我姑姑就是因为刚刚说了嘛，就是情情同母子再多一些嘛，是，所以就是关于财产的事情，是，他基本上都是留给我，嗯，对。然后，但是呢，其中有一个比较有争议的点，嗯哼，有争议的点在于说，我姑姑住在台北这个房子嘛，对，而台北这个房子呢，本来是我爷爷给。 我爸爸的，嗯哼，可是因为我爸爸呢，就是一个，天哪，怎么讲？ <laughs> 嗯，就是应该说，我爸爸跟我姑姑的关系一直处的不是很好，嗯哼，对，尤其是因为我我爸爸是一个脾气比较捉摸不定的人，然后再加上。 他有一些，嗯， <laughs> 你到底想要说到哪里去啊？ <laughs> 我在，我在抓，我到底可以说到哪里去？天啊，嗯，哦，反反正就是我爸爸因为一些事情，所以在家里的地位因此不是很高。OK，对，因此让姐妹们也不是很开心。是 <laughs> 这样子，好，我已经已经婉了。哦，好，对，然后再加上。 他们中间还夹着一个我的关系，是，所以当然这个心结就是越来越重，重越来越难解开。嗯所以那个时候，哦，所以我姑姑，嗯，所以我爸爸有一阵子一直在说，我爸爸有一阵子，据 <laughs> 说真的很怕耶， <laughs> 自字斟酌有真的。 就是，算了，你直接讲出来。 <laughs> 反正就是我姑姑担心，嗯，我爸爸可能在某一个情绪激动的当下，是会把这一栋祖产，就是这栋房子，他还有我正在住的这个地方，yes，给他卖掉了。那 <gasps> 卖掉的话，我们就会流落街头，就不用讲嘛。所以。 对我姑姑来说，这是一个让她，因为我姑姑又是一个标准的处女座， <gasps> 哇哦，大家就懂了，她是一个会夜夜开始钻牛角尖、不得安宁、自己会那个小剧场无限延伸的人。 <laughs> 是，所以为了她晚上可以睡得好，嗯，所以她就用了一个比较不是这么正当的方式，嗯，把房子的一些产权，嗯，到了她的名下。我真的好想知道她为什么可以这么厉害。 对，总之就是，所以这个这栋房子是的一部分产权就在我姑姑的名下了。可是他现在因为要走的关系，所以他那个这个部分是就产生了一个争议。对，这个争议呢，就开始来一连串的这个事情的开头了。 <laughs> 所以当然，照呃，应该说我姑姑的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反正他就是把不管是财产或者是。 这个部分都给我，然后让我去跟我爸吵，反正就是他， <laughs> 他就是让我们父子自己解决就对了啦。是是是，嗯。那可是呢，到了中途的时候，因为这个财产是我姑妈在处理的，所以我的姑妈呢就在交代完她的财产有哪些，她本来都是把那个存折要给我，嗯。 然后说要去领的当下，嗯嗯嗯，但是他就突然觉得他不太信任我，就是应该说经历过这一件事情之后，然后我发现我在我们的家族地位也很低， <laughs> 嗯嗯，就是我我没有意识到，哎，没有意识到，我还 <laughs> 你意直都有自知之明啊，我只是意识到我是一个边缘人，但是我是一个边缘人跟地位很低，我以为是两件事情哦。 所以我只是一个比较那个隐居深山， <laughs> 就比较比较不合群而已。对对对，不不知道，殊不知地位也是很低。 <laughs> 哇哦，然后那怎么办？对，所以是因为他们，他们认为他们不相信我，然后很担心说我会在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我不晓得。总总之，我就很难一时半刻取得他们的信任嘛。是，所以他们就把那个。 本来我已经要上公车，然后准备去领领钱的那个，然后最后一刻上上公车前一秒 <laughs> 把我拦 <laughs> 把我给拦住了。真的一家对，然后就传个，然后反正他就是说，就是担心我，嗯，对，所以这个先不给你哦。好， <laughs> 那我就哦好，没关系没关系，反正就是这个事情对我来说都是之后再处理嘛。是，然后。 第二件事情呢，是因为我姑姑，她除了把财产就是我姑妈在处理之外，嗯，她也有叮嘱我这边，嗯哼，说是不是可以请代书来，然后做一个像是遗嘱之类的事情，是，对，然后他他也会比较放心这样子，嗯嗯嗯，对，所以我就啊又跑去找代叔，嗯嗯嗯，然后对，因为那个代叔就是他之前处理那个房子的代叔，所以他跟他也算是有点交情这样子，是是是。 然后他就说：“哦，你要办这个，然后要什么？嗯，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要这么多东西。嗯，什么要什么土地的，什么藤本呐，户籍的藤本呐，什么什么说我名册什么这类东西。然后我就找不到，Oh my god！所以我就去问我的姑妈，说东西在哪里？嗯，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你拿的吧？真的还是假的啊？反正他就一直觉得说东西在那。” 然后我会用这个东西，然后默默的把房子过到我爸名下。可是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房子要还给我爸。嗯，对，他就是说，嗯，我看一下哈，他就是说呢，这个家和万事兴嘛。是。所以说当初呢，他到最后，嗯，我怎么讲？ 啊，反正我中间都会剪掉， <laughs> 这也是需要好好的斟酌一下， <laughs> 是很怕的。对，好，所以总之我就跟他要要那个什么，徒弟说我选照嘛，才能办那个遗嘱的事情，这样子，嗯，对，然后。 他就突然又传一个讯息说，就是，嗯，我姑姑太糊涂了，然后一直怂恿你来做不法的所得。哇塞！他现在后悔莫及。他怎么知道？ <laughs> 但就我认识的，我姑姑她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laughs> 对。 根本不可能，不可能后悔啊！他觉得他，他觉得他这样才对的，对的，对啊，他觉得他做了一对的事啊，没错。然后呢，所以他就说：“好，重点来了，你如果敢过户，我就不帮你提现金。”等下先说过户是等于是过户在你到你名下是不是？对他一直说，他说叫你先不要过户到你名下就对了，是这个意思。对。 可是，如果我现在是我们现在是法律咨询教室吗？对啊，来 <laughs> 来，欢用你 <laughs> 经已经是书记官的专业了，很烦呢。不要，我现在民法真的是好，赶快。我刚才听了很困困惑啊。其实，对你先讲你的问题是，因为我刚刚听了就一直有点困扰。嗯，对啊，就是应该说，就是这个代笔遗嘱的部分嘛，是他有有代笔就已经成写了嘛，是吗？ 这遗嘱部分是成立的，是吗？遗嘱的部分没有成立，我就知道一定会。然后呢， <laughs> 因为通常因为因为很正常，因为遗嘱的要事就是它的那个规定很严格，你要每一条都符合，它才会生效。所以遗嘱的成立要件其实我觉得蛮难，你除非真的很就是怎么讲，照着那个法条一步步来，不然我觉得很很容易漏一个少一个。 对，就是无效的遗嘱。对对，嗯，对，这个也是需要跟大家提一下。 <laughs> 如果大家写遗嘱的话，十六岁就可以写了。是，好。所以呢，就讲到这个事情。所以，因为我本来要做这个事事情，是是，但是因为他们的意思嘛，他已经讲出这句话了，就是叫你不要登记在名下嘛。但是如果我姑姑要做代笔遗嘱的话，她一定是会把这个房子过给我的。可是。 这跟遗嘱没有关系吧？遗嘱只是说你要不要要给谁而已，并没有说马上现在就要做啊。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要给谁的话，哦哦，你说他，对，然后会变成说，还是会在你名下，对对对，然后呢，嗯，所以就是我姑妈不不可能接受这件事情，是，所以我就好，所以我就回他说，哦，所以对于这个事情我真的没有意见，遵照我姑姑的意思是就好了，对，这样子，嗯，好，所以他又回喽，啊，他说。 我不希望争产的大戏在我们陈家上演，他就觉得我是，然后要要来争 <laughs> 二媳妇， <laughs> 要来争产了。 真 <laughs> 产喽，对，所以我当然也不希望啦，对不对？对啊，好，然后呢？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哦，就是爸爸下来给你保证哈，我我还可以那个当当你的见证人，对对对，一定要给你居住哈，这样子，对对对。所以你看，你起因都是姑姑的关系，然后才搞成这样子出，我们要好好把他就挽回来，这样，嗯哼，好，然后反正你就说随便他们嘛。 对，反正我就是随便他们了。对，因为我真的也没有私心私在处理任何关于财产的事情。对，对啊，因为就是我姑姑那时候也讲啊，就是反正我不敢是我爸妈来，就是我姑姑姑妈来，然后每次一讲的东西都是这些，都是钱， <laughs> 你知道，哎哎，对啊，成人的世界嘛，成人的世界，所以他也很烦。说实在，我听到这种东西，我也很烦。对。 所以这个事情我想说就这样子告一段落了嘛。对，然后在中途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是会说，反正就是你，就是因为他们不太相信我嘛，所以他们就一直说哦，那个要，反正我我不会贪这笔钱，我是不会贪的，你要相信我的为人。然后之后呢，他说反正就是看你表现啦，嗯。 这样，然后我就说好啊，反正就是我一直以来的态度就是说，就是你们想要怎么样都可以，要要以什么方式给我？因为他们有说可能怕我乱花钱，以是啊，每个月固定给你一笔，或者是帮我买股票，还是变成对对对，就是之类的等等。然后我说好，反正就是这样嘛。嗯嗯，然后。 到了现在，反正经过一切都蛮顺利的那个任何仪式走完之后，是，就是我们终于要坐下来开始处理钱的事情了嘛？是，就存款的部分，了对，存款的部分要开始了。哇！然后这个房子的部分啊，因为大家都取得共识了啊，就是要还给我爸妈。对。然后，而且当天我还没有讲到，当天那个我姑妈就是。 在那边要挟我的， <laughs> 其他的话是吗？ <laughs> 对对对。然后讲讲完了，那是上午的事情嘛？是。然后下午，我我以为，我现在想想好像不是这样子。嗯，就是我妈就刚好来我家，嗯，然后就是类似要跟我和解，然后说房子要还给爸爸。爸爸，嗯，对。主想说可能是就是小姑妈跟他们讲，已经讲好了，对对，算是取得共识了吗？嗯，所以我想说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嗯。 所以这个地方处理的就没什么问题吗？对，还 OK，嗯嗯，还 OK 了。然后现在只是 <laughs> 要担心的是我了。 <laughs> 对啊，是啊，要担心的是你啊，就变你爸有说的所有权嘛？对对对对，他要卖是可以马上卖掉的嘛？对对，好，这边也会剪掉，然后。 <laughs> 不能让他有任何植入植植入这个“卖”这个字的概念都不能有。exceptional <laughs> 对， <laughs> 好剪掉剪掉。 <laughs> 然后就是嗯，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爸妈就是一直不断的，哎，因为我爸跟我姑姑的心结的关系嘛，所以我其实跟我爸妈的关系。 我觉得也会受到一些的影响，影响。嗯嗯嗯。那我当然是会比较站在我姑姑那这边，对。所以对我爸妈来说，就是，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像他们可能就是因为本来就我心结嘛，就是这样。是。所以总之呢，他们就是一直在不断的提醒我。嗯。 就是钱这件事情，嗯，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你都没有关心，比方说我的情绪，或者是姑姑都已经过过世了，嗯，对啊，然后反正他们就是一直很耳提面命的在提说钱一定要确定好，就是他们一经我来五十次，每次打电话过来都是一样的开场白。 然后，然后我我我也是一贯的回答嘛，我也只能一直回答一样东西，就是啊，对，就是姑妈有在处理了，就是她都会帮帮我处理好这样子，好不要太担心这样子。了解，嗯。然后呢，这个事情呢，直到有一天，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是我家正在重新装潢的途中，所以我搬出去住，嗯嗯嗯。然后，所以是在一个。 大概两平不到的雅房吧， <laughs> 就是一个小房间啦，在蜗居。我第一次体验到一个蜗居生活。 <laughs> 对，所以就在一个你知道，就是理想理想北理想北，不在同一个城市吗？ <laughs> 大安到科技大楼，好远哦，好远哦！你才是天龙国人吧？情境给我的感觉就是离乡北景。 问你好不好？自己没读书，游子之心。但 <laughs> 是你没有去过香港好吗？ <laughs> 哦，好啦，对对对，反正太夸张了， <laughs> 大概是这样子。好啦，反正就很小的房间。对，然后呢，我就突然有一天接到我姐的电话，怎么了？然后我姐就说：“你知道吗？发生什么事？了？姑妈是小人。” 我就说什么意思？对啊， <laughs> <laughs> 有点傻眼。 <laughs> 我就说啊，小人什么意思？因为因为他们就是一路上嗯一直在，不管是照顾我姑姑，或者是办办完整个丧事，反正就是大家都是同力合作，合作无间的一个状态。嗯嗯嗯，了解。对啊，然后为什么会突然讲说是小人这样？然后他就说存款。 存款的部分，因为我姑姑没有任何的子女，嗯，所以呢，来小布告诉我们，如果在一个没有子女的状态之下呢，这个继承的顺位， <laughs> 没有子女的话，再来应该继承的是父母，如果父母都没了的话，再来就是我们可爱的兄弟姐妹们喽。是，所以轮到我们的兄弟姐妹了。是，所以利害关系人 <laughs> 都在了。对，等于是你姑姑这样，她有三个兄弟姐妹吗？ 还四个，四个，对，还有一个是大姐，大姐更更大的那个就是，嗯，还在还在吗？应该说还在，对，就是我要怎么讲，我爷爷的第一任老婆的孩子，哦，对对对，了解了解，年纪要长一点，现在已经八十几岁了，这样，哇，哇，那年纪蛮大的，哇，相信他有四个，等于是说他法力继承人就有四个哦，对，法力继承人有四个，四个了，好，嗯，那现在这个状况嘛，是。 对，然后就是哎，我刚讲哪里？就是他是小人，然后小人，然后法定继承人， <laughs> 哦，法定继承人之后，对，所以呢，你姐跟你说了什么？ <laughs> 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是说，嗯，我唯一可以获得我姑姑遗产的方式，嗯，就是这四个继承人，嗯，他们约定好，然后把他们的收进来的钱给我嘛，嗯嗯，对啊，因为。 因为你说遗嘱其实是无效的嘛，是吗？应该是说，我因为，哎，我刚刚没有讲到吗？就是因为刚才那个关系嘛，嗯，就是房子，呃，不可能过给我，不可能过给你，对啊，所以我就没有去做遗嘱的部分。对，哇，你这样真的很吃亏耶，你没有任何的对。 然后，所以，所以我我妈就一直在重复这件事情。真的啊，她就说：“如果今天良心啊，对，就是看良心的，没错。 <laughs> ”对啊，真的是这样啊。就是如果他们一毛钱都不给你的话，你就是真的一毛钱都拿不到，都没有。啊，你爸可以争取啊，他的他的部分。对对对，就是这样子。但你就对没有 no sue <laughs> no sue， <laughs> 我就 no sue 了。对对，然后我就说：“哎，我我就一直回答说，哦，我知道啊，就是就是他们就是会那时候他们没有。” 没有问题，遗嘱还是要做的。对，好，这是后话后话。然后呢？然后我，所以呢，就是他们在 Line 可能有个群组还怎么样，反正在讨论的当时，哎，不是，应该是说我，嗯，我姑妈就有一天，反正就打电话给我爸，嗯，然后好像意思就是说，就是遗产的部分，嗯，就我们四个人分，就没有你的问，没有你的部分。 然后我爸听到就愣在当场了。嗯，我说那那那那我儿子呢？嗯，那个姑我姑姑钱不是要给？对啊，给我儿子的吗？对啊。他说哦，没有，就四个人分。 <laughs> 然后就是所以， <laughs> 那我你爸应该会帮你争取吧？ 我爸就勃然大怒啊！对啊，很很正常啊，很正常的勃然大怒了。啊，之后，然后反正就可能你知道，相谈不欢， <laughs> 可想而知的。 <laughs> 可想而知的相谈不欢之后，我爸就大发脾气，之后呢，然后电电话可能就挂了，就 the end。那到底是怎样的？ <laughs> 对，就连。然后之后，所以是因为这件事情，你姐才打来跟你说姑妈是一个小人这件事吗？对。OK，然后呢？ 然后我听到的时候，我也觉得有一点诧异，诧异。对我是抱着一个诧异的心情。耶，你觉得你姑妈应该不是这种人？应该是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我都一直在旁边一直看在眼里。也是他，就是他，就是从小看我长大的长辈啊。所以你觉得不至于啊？所以我觉得不至于，尤其是因为刚才说的这个。 我姑姑跟我爸的这个情节的问情节的问题嘛，是，所以对我来说好像变成是两个阵线，嗯，这个阵线应该是有一边是姐妹们哦，姐妹们对，V S V S 你爸哦，所以你觉得他们应该是同一条船上的人，所以我们在同一个阵线，他不会害我哦的这个状态是，对，结果呢？然后后来就是。 也是陆陆续续在处理房子的时候，也有就是互相，就是大家都出来约见面嘛。反正我妈就说：“反正你就是要多多亮相啦，让他们多出席，对对，见三分情，知道我的存在。”对对对，其实是有道理的， <laughs> 是有道理的，没错。对啊，然后我反正我每见一次面，然后就会就觉得我妈好像就是真的是想多了吧，就是什么好哦，你说不就以上刚刚讲的也应该不太可能发生，就对了。嗯，而且在那一次。 就是我听到嗯那个小人的电话之后嗯，然后他们又我们又一起一起吃了一次饭嘛嗯嗯，然后我姑姑妈跟我姑姑就在抱怨说啊你看你爸妈就是啊实在是烦死啦，然后什么之类的啊，然后他们又在那边可能无理取闹啊，就说你看他写说什么一毛钱都就是就是我妈可能传一个简讯说你们真的这么忍心一毛钱都不给你我吗？然后他们就说怎么可能一毛钱都不给你嘛，然后就说。 就是，反正就是说，就是我姑妈不会贪这笔钱，是对，尤其是为什么另外一个点是我那么相信他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两个都非常有钱。 <laughs> 我最想讲，也要讲重点呐，这样大家才会恍然大悟，好吗？对，所以因为嗯，反正他们都是应该说是。 我奶奶很会挑，以前都是在一个媒妁之言嘛，有没有这样子点清点一下？所以是你奶奶帮他们挑中金龟婿的哦，真假的？你奶奶怎么那么强？船长哎，哇塞，很赚哎！船长那个赚不是一般的赚对。然后再加上我姑妈，不只是上一的这边，我就是她的，她嫁了一个这么好的丈夫之外呢，她的。 女儿，你看她也是，之前是华硕总经理的秘书，反正就是一些哇，就是高级白领就对了。对，然后然后这个又嫁给什么台大电机的工科技新贵，反正就是一个哇， <laughs> 上流社会。 <laughs> 所以所以你姑跟姑妈就是贵妇啦，简单来说，所以应该是照理来说不会贪这笔钱。对，尤其我姑妈是真的很有钱，那我姑姑的话是稍微。 比较节也是有钱，但是比较节省一点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反正反正他的那个啊，他的那个叫什么？因为他是生两个女儿嘛，嗯然后嗯那个这个叫他的女婿吗？对啊，不然 <laughs> 不然 <laughs> 对啊女婿，对他的女婿最近好像好像又新买一台什么特斯拉还是什么之类的，很爱爱买车这样子，嗯好， <laughs> 反正比起。 我这边的金钱的处境，在这个双十一的时候，还要在那边算说运费到底有多少呀？ <laughs> 你不是他是你不买了吗？ <laughs> 我前两天才问的，发现那个虾皮还是有免运嘛？说看一下， <laughs> 有的，有的，是的。所以你知道算是一个这个天壤之别嘛？而且他们是长辈，我是晚辈，他们不可能对广，他觉得不不会这样，这么无情，对对对，嗯。所以在这个湘潭。 跟那一次跟他们聚的时候，相谈甚欢的 <laughs> 状态。这一次谈下呢，我就想说，对嘛？我爸妈也肯定在不晓得过度反应，对 overreact，嗯嗯嗯的状态，嗯，就这样结束的时候，我要放下心中一颗大石头，继续我的过我的生活。是，然后呢，到后来的时候，反正就是我爸妈就一直很积极这件事情，然后说一直说会帮我争取，嗯，这样子，嗯。 那我所以我就让他们争取嘛，我就自己没有加入，我也不好意思直接开，我也没有这个立场跟这个法定的继承人们 <laughs> 对来做一些会谈，所以让他们来做，我就这样子。是是。然后呢？对，所以在直到了前几天吧，嗯，也新的 update 是吗？对，新的 update 了，因为我这边就是他们一直对我没有谈到任何的这件事情，除了是说。 就是他们要买股票，帮你投资，帮我投资之外就没有谈任何的细节进一步了，这样子，嗯，哇，我听起来就很不妙。然后呢？那一次，对我重点是那一次我还忘记补说，除了那个你姑妈不会贪你这笔钱之外呢，然后他们两个就一起问了一句说：“你是真的相信我们吧？”然后我就说：“真的相信有什么好不相信的？”对啊，为什么要加这句？对啊。 然后我现在就懂了， <laughs> 所以他们就拿去买股票是吗？然后惨赔， <laughs> 拿去买股票惨赔就算了，就算了， <laughs> 怎样嘛？然后呢？对，然后就这样子嘛。然后终于到了我姑姑，大概已经到现在已经百日之后嘛，然后想说可能是时候也要开始来处理这一块了。嗯，所以我。 我妈帮我处理的状况，就是她写了一封落落长的简讯。 <laughs> 每次都这样。这一封真的是落落长，然后我看完之后，你说传给谁？传给你哦。传给姑妈。姑妈啊，传给姑妈。对，他们要沟通嘛，对不对？ <laughs> 那一通简讯的内容， <laughs> 要划几次才可以划到底？我妈在哪？吗？ 上面， <laughs> 对这边，嗯，好，所以反正他就先提说他的那个想法，嗯，就是。 大家因为都有一些照顾嘛，反正就是大家都先各拿五十万，嗯，之后那剩下的钱要讨论是要讨论的部分哦，剩下哦、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他们要买股票嘛？你说姑妈们那边，对他们意思买股票，嗯，那我妈的意思说要买要房地产、置产哦，对，所以反正 either way 就是这笔钱会花掉就对了，either way 这笔钱就是会帮我投资，不管是房产或者是会是你的名字吗？ 但是还没有讨论到这个部分哦。 <laughs> 那没有要帮你投资，只他们自己拿出去投资而已啊。好，所以反正我我妈就丢出来这句话，然后就是说啊，给我专户就是买屋这样子。然后呢，他又传了很多，他一开始就是先充满了各种吹捧他的话，之后呢，就 <laughs> 蛮厉害的，就不定了各种吹捧他的话之后。 对，然后反正就是再继续帮我爸讲话之后呢，啊，大概这个就占了三分之二了。 <laughs> 然后最后话锋一转，话锋一转，对对对，嗯，就是今后就把就是儿子跟这个麻烦事交给我处理吧，这样句点。交给我处理是谁交给你妈妈处理，对。 然后其实你看完，你现在的脑袋是不是也是很困惑？对啊，我脑袋我看完这，我也很困惑。 <laughs> 还有是我的问题吗？ <laughs> 国文程度太差。对，所以所以，我妈妈就跟我说，他们已经现在这个状况是什么？他们没有任何解决的诚意，因为他看到这封信息之后已读不回。已读不回，哇！然后呢？对，所以我就在想说是什么简讯已读不回，他传给我嘛？然后我想说。 这个已读不回吗？还蛮正常，有一点道理， <laughs> 就是不知道你懂吗？对，就是要讲太多，就是你不晓得重点在哪里， <laughs> 不知道回什么吗？对，所以大概是昨天吧。嗯，对，然后我的前天啦，前天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你要不要？因为我看完你的简讯之后，我的想法也是可能不太确定的意思，没有讲清楚。嗯，可能你要不要说啊？有一天就带书约大家一起来坐下来，面对面的来讨论这件事情，约好时间地点来讨论嘛。嗯嗯嗯，而不是就是又在面接 <laughs> 似是而非的吹捧之后，不晓得你要说什么。然后我妈就说：“嗯，也是有道理。”对，这 <laughs> 我听进去。对，这我听进去了。很好，好，所以就要开始来继续。 推动这个约约时间嘛，出来吃饭。对，所以我妈的意思是，本来是说，反正她这样子一读不回，就是没有诚意嘛。嗯，她就说啊，那接下来你你出面好了，叫你去约。对， <laughs> 然后我就想说，哎，你不是说帮我争取吗？ <laughs> 结果好像就只是传了一波，多多张的解释，就结束了。 <laughs> 就是请帮我解释，他的意思是，他尽力了。 已读不回，就这样子退缩了， <laughs> 不会太。 <laughs> 对。然后随便叫你去约，对，结果嘞，然后要我去约嘛，然后之后我就跟他回说，你要不要先这样子做？嗯，然后所以他们就说，哦，他听进去了，他好，那我们不然我们就先继续先协调，看看确定我们要开始谈这件事情是，然后之后反正他意思就是说，就是如果没有共识的话，你来坐下来谈也是没有。 也没意义啦，也没意义啦的意思，就是对对对。然后到了第二天，嗯，然后呢，我妈妈就又打电话过来，嗯，就说了说，嗯，就是没有什么，就他们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是四个人分，要拿这笔钱。然后我因为我一直没有当面的接货，对啊，你没有跟你姑妈、跟姑姑们谈谈谈这件事情吗？ 所以我就半信半疑，对我就其实是有一点不晓得怎么会这这样，怎么会对啊？然后所以他就，所以我妈可能一直看我说，觉得嗯，我好像怎么 <laughs> 不够积极，不够积极，然后再加上我一路以来的表现，好像都是呈现一个我没有站在他这边， <laughs> 是啊，你就是没有站在他这边啊，不是呈现，你就真的是没有站在他那一边啊。 对，现在开始被对你破口大骂了。没有没有没有，他他只是希望能够取信于我啦。哦，他觉得你要站在他这边讲，你们等于你，我跟你妈要同一阵线就对了。嗯嗯，他就要拉我进去这个同一阵线，所以他这个时候就终于把那个就是对话的截图传给你，传给我看了。然后我就意识到事情真的是不妙了。他真的是这么说的，就跟你吃饭那天聊的完全不一样哦。 太夸张了吧！可以可以方便问一下总金额到底是多少吗？哎，可以减掉没有关系。嗯，应该怎么讲？可是我想压在最后讲哎。好好，那最后再说好，没关系。好，所以那那你要讲一下他到底怎么跟你妈妈谈的吗？对，截图。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哇，好精彩哦！都是一个采取，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解。我要当那个和事佬，也许大家都不相信彼此。是，那我们也许就坐下来，嗯，我们就分别各自。我那时候想法是分别各自写一份契约，嗯，就反正因为我爸妈也会说给我嘛，嗯，所以你看我跟我爸妈签契约喽，所以他们不会不给我哦。然后我也跟我。 姑姑姑妈这边签个契约，你看哦，爸妈，你看我也是，他们会给我的哦，这样子就完圆满的解决。大家都想要给我钱嘛，这样。 <laughs> 大家都想给你成这件事情，就非常难成立，好吗？然后中间呢，应该是说我妈毕竟是一个成年人， <laughs> 不然嘞，啊， <laughs> 总之呢。 他在中间有陆续嗯 sense 到了一些迹象，他觉得不妙的迹象是吗？对，嗯，当时这些迹象，嗯，我也不以为意，嗯，迹象是什么呢？就是呢，就是我姑姑跟我姑妈开始讲起我的坏话，对谁啊？他们对谁讲？自己私下讲，自己私下讲，或者对我爸妈讲啊，反正就是，反正就是随便讲嘛。哇，然后呢？对，然后我不。 我其实真的不晓得他们讲了什么什么，嗯，这样子，嗯，对，总之他们就是开始在鸡蛋里挑骨头，嗯嗯，开始在让他们可以拿这笔钱的事情开始在正当化铺路了，在正当化了，没错，所以比方说我。 嗯，可能八月多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垦丁，嗯，他们可能就觉得拿出来讲了，对，可能就拿出来讲了。他们明明就是过世才几天过后，他们就出国出去玩，就出去玩嘞。嗯，对我还我还至少过了一个月，然后我才想说要散散心这样。 <laughs> 嗯，对，反正嗯，然后反正他们就开始讲说，好，所以罪状一，好，比方说是这个去垦丁，对，去垦丁。罪状二，爱乱花钱。嗯。 我虽然 <laughs> 没什么好说的， <laughs> 是有那么一丁点儿啦， <laughs> 但我必须说，嗯，比起你要比谁啊？比起他们自己儿女或者是女婿的花费，我觉得我那当然小东西耶。那当然，他们随便买就是一台车，哎，对啊。 我没有完全的嗜好，是啦是啦，对啊，你看我买的都是一些那种小东西啦，小东西啦，对， <laughs> 然后反正他们就说，你看网拍买太多了，太多网拍的盒子了，他怎么知道？早知道应该赶快都回收。 <laughs> 哎，你知道网拍买太多这件事情，我想题外话一下，我已经把我家附近的便利商店买到已经不能再买了，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因为你半年超过六次同一家便利商，因 <laughs> 为开始扣关税，你知道吗？有这件事，你不知道哈？我不知道，因为你没有那么密集买啊，所以我已经买爆了一家 Seven 跟一家全家。 <laughs> 你说是虾皮吗？还是什么？虾皮啊，因为是跨跨国嘛，从中国寄来嘛。哦，你说你买海外的？对你超过你半年超过六次，就是要开始扣关税。 原来啊，我想说，我才买都小小的东，你给我扣关税，要死了！ <laughs> 谢谢小布让大家上了一课。 <laughs> 对不起。 <laughs> 对，所以我已经买爆我家附近的一个全家跟 Seven。所以我是不是应该把这段话剪？剪给我听一听啊！我爱乱花钱，你听听我的同学。 我都是买更小金额的，你特你知道特斯拉一半是你，我是在你的在一半呢，好不好？特斯拉一半我也没到特斯拉一半， <laughs> 好不好？好啦，没有特斯拉一半啦。但 <laughs> anyway，我的意思说我的花费是更小的，是对，只是多量而已。OK，是对，我们都是量多，所以因此被那个 <laughs> 误解哦。早上应该买个超贵的东西，对呀，也是一包而已啊，他觉得你买的少嘞。对对呀，不会这样子落落人后事。对呀。像我妹最近买了一个包，什么包？ 拿 <laughs> 两个牌子，Chloe 啊，Chloe，哇哦，嗯，还有我帮他收快递， <laughs> 就一个一个小包，一个一个小包裹而已啊，拜托，你看是我几倍啊？嗯，你看看，哼，好了， <laughs> 题外话，对，所以总之呢，反正。 罗列你的几大罪状，第二罪状了嘛？爱了买东西，对，还有三哦。 <laughs> 第三大罪状，我猜会有这个，我没有只完全听到过。嗯，我觉得他们开始觉得说我拿到这笔钱，因为我唯一可以确定的只有我姑姑当时填保险受益人填我哦，那当然他们没有办法，拿、没办法拿的。哎，那你拿到了吗？那部分？对我只有拿到这个保险受益的部分，因为。 当然，我姑姑也不可能投什么巨额保险，她是一般人， <laughs> 所以也我要期待有多少？怎么？不么什么林志玲腿三千万这样子？然后觉得不可能是这种巨额保险呢？好了好了，然后呢？对，所以所以他们可能觉得说，我要开始装潢这件事情哦，嗯，他们可能觉得说，你好像是不是？ 拿到这笔钱，你打这笔钱的主意。一拿到这笔钱，好像就开始要，你知道，大兴土木。 <laughs> 我必须要解释这件事情， <laughs> 对你赶快好好解释一下。虽然他们也听不到，但是我还是想要解释一下，就是因为他们都是有家室的人，嗯嗯嗯，所以他们只要一回到他们各自的家庭，他们毕竟还是有一个东西是可以。 转移他们注意力的，他们现在都有孙子孙女了，含饴弄孙的年代已经天伦之乐了。是是是，我一回到我家，就空，我就是一个人了。对，然后而且四目所及，就是我跟我姑姑一起生活的很那个状态嘛。然后再再加上他原本其实三四年前就已经决定要，我们就说请了好几个估价师来家里看，你就有想过，已经想过了。可是那个时候，我姑姑可能看到那个也不知道哪里请来的估价师估价的太高了。 <laughs> 他就说他拿不出这笔钱，所以那个时候就胎始腹中之后，然后他那个时候说啊，等我工作有工作了之后再说再说。可是等到我现在已经工作的时候，他已经生病了，所以没办法做，没有办法做任件事情。所以我有一部分是希望去完成。 我跟我姑姑共同的想法，这个想法这件事情，然后再加上转移注意力这样，嗯嗯嗯嗯嗯，所以是有正当理由的，各位，这个这这个才叫正当理由。 <laughs> 等一下你会听到的是一些不是很正当的理由。再来，再来，好，对啊。所以大概我可以想到这几大罪状，我是不晓得他们有没有把同性恋这件事情算进去。哦，如果算进去，我会觉得很过分，但是我不道他们有没有。 <laughs> 嗯嗯嗯，对。 然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所以我我妈就 sense 到了这些迹象嘛，觉得有问题，她觉得有问题，开始挑毛病了，嗯。然后我可能想说，他们也只是只知道，可能心疼妹妹走了，然后可能开始觉得说要把这种难过、难过可能发泄，或者是转移到。 别的人身上，这样子可能就是觉得我没有尽到照顾照顾好姑姑的责任。哇，你怎么，你有这么体贴，我都不知道哎。你你你说我在帮他们，对啊，想是不是？对啊， <laughs> 我说你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还就是很令我诧异。 <laughs> 不要看我在节目上的形象，我真的是被我节目上的形象哦害死了。跟你讲，对啊，我不知道你这么 thoughtful 哎，还会想说哦，是他们情绪上的，你知道需要。 舒压的一个，我这个我是我就是个善解人意的人，对呀，我真的看不出来。 <laughs> 对啊，你看一开始那个他们对看看护发脾气，我要跟他们讲话，你很不错耶，嗯嗯。结果嘞？结果嘞？ <laughs> 好，那现在反正到了这个地步了嘛，但是他们就谈判失败，然后传了那个讯息过来了。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讯息。好好，很精彩的样子。这个讯息呢？好，反正他们就。 嗯，回说，我在想的是，他们应该先问说，想先听听你们的意见，嗯，这样子，然后他就打了几个字，由四个继承人继承，连据点都没有，哈，就这样，就这样 <laughs> 对，然后，然后我爸可能就开始那个了，他讲他的，当初你们答应好的，你们就是留给，就是留给我的，怎么变成这样子？你看，后来也没有关系，钱谁不爱嘛？那不然他们就是他们的那个。 他们，我爸妈说他们有他们谈判的那个 SOP，SOP，对，反正他们到到第二步了，嗯，我觉得其实也是蛮快就推到第二步， <laughs> 对啊， <laughs> 太快了，不能让步啊，怎么可以这样？对，然后他就说那还是要顺那个姑姑的心意嘛，所以就不然就分成五份嘛，嗯，正四份变五份，有一份是我这样子，嗯嗯嗯，所以要求也不多这样子，然后打完这篇之后呢？ 回，回了嘛？由四个继承人继承，一字不差。对啊，什么意思？这么这么硬哦？好像是一个聊天机器人的概念哦，你知道？怎么会这样？怎么这么硬？然后呢？对对对，好，然后之后呢？嗯，然后之后他们就回了，他们就说：“嗯，姑姑的心意你是没份的。”他姑对我爸讲。 嗯，哇，因为我姑姑对我爸就是不是很开心嘛，对，然后他然后说他也没立遗嘱，也没表明要给我。哇塞，好，然后我我其实不确定这是我爸还是我妈，反正他们就传在一起。对，然后然后我爸妈就说了，哦，反正都是空口无凭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举头三尺有神明，没错，好。 然后这个时候，还是稍微你知道讲一点我的坏话。为什么要穿插一点你的坏话？ <laughs> 可能他们想要说服你爸妈呢。软硬吧，我不晓得。对，反正他们就是说，嗯，就是总之就是他觉得啊，我被惯坏了，我不懂得人情世故，进 <laughs> 对应退。那有得罪你们的地方，请你们多包涵。嗯，对，所以就是反正就是软性的告诉我姑跟我姑妈说，就是我。 还是一个值得把钱给的对象， <laughs> 然后呢？然后对，然后说，我也是有那个，反正做仪式，我都是以那个儿子的那个状态角色在做嘛，对啊，什么捧骨灰啊什么之类的，对。然后之后呢，他就说，然后我我爸妈就说，那如果是换成你儿子的话，我们这样对他，那将心比心，你会怎么想？ 嗯，然后 <laughs> 他就回了什么呢？他说 <laughs> 四个继承人平分，那 <laughs> 就可怕了，跳车子，无线路。对，他说我儿不需你们替他争取遗产，好呛哦，什么意思啊？没哇塞！ 对，然后开始说，我已经有入账入账那笔保费啦，哦，这样子，那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哇，你们的极限，可是那个根本不是跟他无关，关呐， <laughs> 那不是我姑白的填，对呀，保单就是填我，对呀，好，然后对，然后所以我最最后，我妈妈就只好就说，好，那就是反正我我爸就说啊，没我的份，好，那没没就是。 没有你的份，对，反正那你们就有份就对了。好，做的人做人要行得正，讲道理，否则拿到这笔钱，你们会心安吗？冥冥中自有法道。哇，嗯，结果嘞，看起来他们是很心安啦。对，因为呢， <laughs> 因为我想说应该不 care 这个吧。因为等我看完之后呢，我我开始慌了嘛。对啊。所以，好，我真的决定说，那现在我可能要开始要出面了吧？对，要出来了。嗯。 都看到这样子了，我能不出面吗？好，我出面喽。然后，因为我姑姑跟我姑妈他们的个性，我先讲一下。我姑妈她是一个天蝎座，哇，不能惹，不能惹。所以她一向，而且她是老大，嗯，哇，那哇，所以她是一个非常 tough 的人。这是真的，一听就知道了。对，所以不管是在，比方说，她就是一个很不软弱啦，就是。 比较强势的，对比较强势的人，这样子比较铁石心肠一点。 <laughs> 然后呢，然后呢，另外一个大姑姑，嗯，大姑姑她就是算是比较热心关怀的一个状态，所以不管是就是呃我的姑姑有任何的要求或者是任何帮忙，她就常常出现在我们家，然后给她一些，所以是还比较热心帮人的。 形象对对对，所以他就是一直以来都是很照顾我姑姑，嗯嗯，然后很很帮忙，然后也就是反正我姑姑就是把，所以刚才算感情比较好的一个姐妹嘛，算是，嗯，他们其实感情都很好，都是会比方聊聊天、聊电话就聊一两个小时的那种，那那那不错啊，对，感情都很好哟。然后呢？好啊！ <laughs> 哇塞！哎呦！ 火上来了，好了，然后那你出面怎么谈？我就传喽，嗯，因为我这边我必须要表达一个，因为他们没有对我摊牌嘛，是，所以我还是先表达一个，我是正在。 你们这边的立场哈，所以我就说啊，那个嗯，大姑姑晚安。最近我爸妈一直在关心遗产的事情，那我知道我们都还在为我姑姑离开很难过嘛，所以我也不急着拿这笔钱，但是因为他们一直在询问，我先把这个锅先丢掉。 <laughs> 你很糟糕哎，总是有人做点坏人，我现在不能做那个坏人。是是是是。 所以，我这样才能开头嘛？问遗产的事情。所以我说说啊，所以我想最近有时间的话，我们要不要坐下来讨论一下，避免产生误会，我也好给他们一个交代嘛。嗯，这样子写的很好啊。我一直都很相信你们会达全力达成我姑姑的遗愿，是好好处理这笔最后的祝福。但我爸妈不太愿意相信。嗯，这样子，嗯，好，所以就是希望我姑姑在天上可以开心圆满解决这一切。是是是，好了。 <laughs> 一读不回。嗯，姑姑住，好，他就回喽。姑姑住医院的时候，嘱嘱咐就是我们两个姐妹，房子的部分一定要过户给你。其他的事情他没有跟我们说。现在你爸已经破坏所托，我姑姑一定很不开心。 所以其他的部分我们就遵照顺序继承，相信姑姑也能够体谅。What happened？发生冒金星，发生什么事？ <laughs> 是，然后再继续好。所以他说：“哦，姑姑一定会愿意我们这么做的。” 然后我们把现金的部分呢分成四部分哦。那因为姑姑跟爸爸就是闹得不开心嘛，对不对？ <laughs> 虽然他那一部分比较少。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啊，这个一定不愿意把现金留给爸爸，所以才用这个最圆融的方式来解决。对啊，那那四部分是是，他不说不要你爸吗？那还是有他的那一部分不是吗？因为他是继承人啊。对啊，那跟他讨厌他还有什么关系啊？我就不理解。 <laughs> 逻辑是什么？ <laughs> 最容、最圆融的方式，我也不理解。 <laughs> 三个问号，然后呢？啊，所以他就说：“你看我的妹妹，我最了解，她一定会很同意的。”然后我我就要先厘清了嘛，我就想说，那一一阵很慌乱的那个讯息下来之后，我就第一题我就先问说：“我不能一次问很多题，这样会很混乱。”我就说：“我爸爸破坏所托是什么意思？”对啊，就是房子他拿去了嘛，是这个意思吗？ 对，他就说啊，姑姑的意思是说要把房子土地过给你，爸爸已经打破规矩了。那当初不是他们叫你的吗？ <laughs> 当初不是他们叫你把房子还你爸了吗？然后现在变成这样，失忆了， <laughs> 好夸张哦，太夸张了吧？设局了，对呀，哎，不愧是天蝎座的高啊， <laughs> 这一招很高哎。 所以现在变成是说，你们明明是当当初是他们的意思是说要把房子，还威胁我说我不能拿这个。对啊，那你那个有没有留证据下来啊？我留啦。就是他们要你过户，那个房子过户是爸爸那边。对，你都有留证据吗？对啊。那贴转给他们看呐，我就传啦。那他怎么说？ 然后，对啊，所以我就传我刚刚讲的那个部分呐，就是对啊，要挟的那个部分。对啊，嗯，我就传给他看了。嗯，那他怎么说？那 <laughs> 那不是他传的。 <laughs> 我就说事情的来龙去脉应该是这样的，我把事情经过再讲一遍。嗯，那他怎么说啊？好，然后他就说啊，这一切都是天意，该你的就是你的，不该你的一分都拿不到。 啊哈！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终究已注定。 <laughs> 太夸张了吧？真的假？的？真这样写哦，好扯！天意，你个大头鬼啊！ <laughs> 啊，好夸张哦！到底怎么会这样啊？天意，哎，跟你等一下这件事情，而且我现在跟我，我现在求救的是那个。 在我心中一直是很热心又很关爱我的小大姑姑，大姑姑不是姑妈？哎，者说他比较好讲话，他应该比较体谅。既然给你抛下去，一切都是天意，我那你怎么回？你应该无言以对吧？我就是无言以对啊。然后，对我不该我的一分都拿不到，不该我的哪一个东西是不该我是不该你们的吧？但 <laughs> 是心里想的是是这样子。好，然后呢？ 他就说，然后我就说嘛，就是我一直很感谢你们对姑姑的照顾，这是真的。我也没有贪图她的财产，我当初根本就没有心力处理财产的事情。娘娘，呃，我姑姑也是因为她自己处理不好，她因为百分之百的信任，才把这个钱给你们处理的。你们现在是不是在滥用己的信任了呢？哇，你这样写吗？对，我说你们是不是因此做出了对不起我姑姑的事情了呢？ 那他怎么说？对，忘了说，就是信任。至少他，他可能跟我没有感情，这件事情没差，没差嘛。但至少是你姑父他姑，你姑姑。对，我这替我姑姑，就是因为，因为本来就是他就是相信他。可我不太懂为什么哦？你说你那时候没精力处理，我觉得你姑应该直接交给你去办啊。嗯。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不是吗？对。对啊。对啊，啊，反正。 <laughs> 一切都是后话啦，真的这样子？对，所以呢，就是我就这样讲了嘛，还蛮口气还蛮硬的。他怎么怎么说？口气，我其实我觉得已经是委婉了，是吗？我也没有，我没有破口大骂， <laughs> 我已经委婉了，好不好？不是应该先讲个脏话过去吗？天是你妈！天意你妈了！对 <laughs> 啊，对啦，对啦，对。那他怎么说？好，终于轮到。 他他要 the end 了，他要离岸，他怎么离岸？好，他要离岸了，他就说：“我不是回说你们是不是滥用这个信任吗？”他就说：“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信任，就像你想要为你姑姑手机停话都没有资格，早就消失了。”哇，这又是什么比喻啊？哇塞！因为的确手机停话，我是真的没有资格啊，因为你不是继承人嘛，然后也不是那个。 我在处理任何姑我姑姑的事情上面，你没有法定上我都没有法律上的地位跟资格做这件事情。对，没错。突然很想唱个不一样又怎样？ <laughs> 不一样， <laughs> 对，给感同身受的感同，但不太一样。了解，了解，了解。我们法律上是个陌生人。 <laughs> 但你姑姑当初应该收养你啊？怎么可能收养？我爸妈作何感想？他应该很乐意吧？ <laughs> 这很难说，想说就是丢掉这个烫手山芋， <laughs> 没那么过分，OK。哦，对啊，所以哇，真的耶，嗯嗯，所以早就消失了，哇，一切都消失，灰飞烟灭，还才什么信任都消失，我的天哪，还写什么？我以为信任消失只是他们跟我爸的信任消失， <laughs> 我姑姑是百分之百的信任他们。 他们说这个新人早就消失，人死如灯灭，人走茶凉，此事你不用管，不再回音。他叫你不要管呢，我靠，我靠，我是那个当事人，财产、不动产跟动产，照姑姑的意思是全数归于我，我都不用管了呢。 就真的现在是全部 n 闹死， <laughs> 太扯了！不得不说，你爸妈一开始那样虽然有点先知， <laughs> 我现 <laughs> 我现在对他们充满了崇拜之情，太太迟了，too late。我不得不说，有的时候你知道，老一辈还是你知道，人间人性的险恶。 还是见多了，跟我妈妈讲的一模一样。真的， <laughs> 就是就是还是人性的险恶，真的还是有点心理准备啦。我不得不说，财产这种钱的事情，钱的事情不能没有什么信任，没有什么交情，亲情都是狗屁，财帛动人心， <laughs> 要牢记这句话。没错，对。 <laughs> 真的，所以今天就是一个你听到这边，如果你有幸听到这边的话，告诉你今天是上了人生一个宝贵的一课， <laughs> 是血的教训。 <laughs> 那你现在怎么办？你爸妈也好像看样子也是争取不了，对不对？啊啊！他连他连他连分成五份都不愿意，耶，对不对？由四个继承人继承？对呀，我的意思，他为什么连分成五份都不愿意？本来应该是全给你，哎。 发现连分分出一部分钱，谁不爱嘛？这样也太过分了吧！本来这么有钱也没有关系呀，太过分了吧！哇哦，所以我我真的是我我见识到了，真的是那个哑巴吃黄连呢，对，超级的，因为你也官司也不用 <laughs> 不用打，因为完全 <laughs> 对，完全没有打官司都没有， <laughs> 完全没有胜诉的可能呢。 因为你姑姑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吧？对啊，没有任何证据嘛，对不对？你知道在就是没有，在我跟我就是在刚才那那个沟通之前，嗯，我甚至有一度神经断线，怎么样？我想说，你 <laughs> 看异想天开，干嘛？我就现在就伪造文书，伪造出一份遗嘱代笔遗嘱，现在拿出来，你们都不要吵。 哦，有刚刚有把你想到，但我想说，这应该更不妙。有没有？你们都白忙一场，哈哈。对啊，拿出你最后一张青眼白龙， <laughs> 覆盖覆盖，翻开陷阱卡，代币遗嘱是真的。哎呀，好希望这样，真的。哎，你要去？我在脑袋想这个画面嘛。等等等等，代笔遗嘱， <laughs> 你要不要现在赶快去你那个？ 房间不是整理很多东西出来吗？嗯，赶快去找一找，怎么剪贴是不是？不是， <laughs> 搞不好你姑姑很多年前有写过一份呢。连连续剧不都这样演的吗？ <laughs> 那灰灰姑娘的玻璃手机， <laughs> 哦是这样。对呀，他在他他在他那个房间的一个小角落里面，发现他爸当初其实有写遗嘱。哇，真是感人！我希望把这个观念都普及到社会大众身上，告诉大家。我觉得我今天学到最大的教训。 就是遗嘱这件事情，我们不能轻看它的效力，真的不能。而且，对，就是你知道，至少有一个，即使无效的，好了，他如果要件不合，但至少有一个东西出来，你还可以去 argue。没错，真的，现在是真的口说无凭，而且口说无凭啊！讲到这个代笔遗嘱，我没有去办嘛，我非常的后悔这件事情。对呀，现在是一个几，你知道那个数字，我现在我现在是零吗？对，你现在是零啊，对，所以是零跟几百万的差距。 嗯，可想而知也是啊。是，所以就真的是，我不晓得该说什么。我觉得，我觉得钱 <laughs> 几百万擦肩而过， <laughs> 我跟几万擦肩而过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已经是其次了。你就觉得怎么可以做到这个份上？我觉得更大的震撼给我的就是，你这么……而且之前你们还吃过饭呢，然后他们还说你们相，我觉得没有讲那句就算了。 为什么他还要讲的那句？还是因为他们最近他们发生了什么财财务上面的状况吗？ <laughs> 急需那一笔钱吗？怎么可以？你知道你中间间隔多久啊？为什么可以态度差这么多啊？他们其实没有态度差这么多啊。你说他们其实一直还都是只是在骗你而已。对， <laughs> 他们只是在骗我而已啊。所以果然还是你爸比较了解他的姐妹们呢。 然后我还在那边跟他们同声附和，然后那边说：“哦，对我爸就是这样的人啦，你们不要。 <laughs> ”哇，就是你认贼作父的代价，隔壁向外弯了，弯错了。哎，好扯哦，真的是，就不只是你姑的信任，应该是你对他们的信任也是完全被击溃。哎，你就知道吗？我我就终于懂了，很震撼呢。我懂了。 清风在林伟哲事件之后，他为什么受伤的这么深？ <laughs> 啊，好好笑！这是一个被你最信任的人，然后给给这样背叛，白摆我懂，我懂，我懂，能理解你的意思。我现在真的完全理解了。我就是翻脸跟翻书一样，一样，就这样啊！我跟尤其是牵扯到钱，说完全不会。你要相信，我们不可能贪这笔钱，不可能。 book，无限循环，哇哦！所以我觉得，更与其这个钱没拿到，真的是另外一回事。因为真的没拿到这笔，应该说，就算拿到这笔钱，哦，我姑姑又不会回来了。对对来说，我现在我生活也至少吃不饱，饿不死，就是这这样嘛，就还行嘛。我 <laughs> 不知道，不是过得去，有房，讲就死了。对， <laughs> 所以。 就是对我来说，金钱倒是其次，可是真正最大的重点是怎么怎么会有人这么厚颜无耻到这个地步？ <laughs> 对啊，好扯哦，真的是蛮夸张的。对，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抱持着家人嘛，因为他们一直在，嗯，不管是我爸妈还是这边，都是强调家人之间，外人都是其次，家人才是最后能能够互相扶持的对象。 Hello， <laughs> 你去看看一下家事法庭好不好？一天案件量多少？ <laughs> 全部都在吵这些的，没错。拜托你好不好？不希望真产大戏在我们陈家上演啊！ <laughs> 一笔再重述，没有再重述一次，再重来，每个单元重新播放一次。哇哦，真的是学到一课哎。 所以真的不要觉得说什么啊，他们有钱，告诉你有钱的人为什么这么有钱，就是他们够爱钱， <laughs> 他们才会这么有钱。 <laughs> 嗯，我只能说，我也觉，我也是这么觉得。嗯，虽然现在有事后诸葛啦，但那时候你在说你钱都在姑姑那儿的时候，我是你已经我已经有一点替你捏一把冷汗。我不知道没有跟你讲，我那时候觉得，嗯嗯，然后你又说他们很有钱嘛，他说嗯嗯，那好吧。 <laughs> 我就觉得，对，不是拿在自己手上的都不是钱，没错。对，小布，您才是聪明人。 <laughs> 嗯，真的，我也希望我这么旁观者清。可是我觉得，可能发现自己身上肯定就会，对啦，不一定啊。我一相信带着我妈吧， <laughs> 就是你说钱交给我，其他人我都不相信啊。 那吗？你不是跟阿姨感情很好，管挑拨离间，然他特别相信你们？不是啊，因为我觉得我相信他也会做出同样的事啊。 <laughs> 我完全对他百分百信任，他绝对会拿去。我百分百信任，这也是另类一种信任吧？是对，我跟他感情很好啊，对啊。所以所以所以才会我我很了解他，所以我他一定会啊，百分百。嗯嗯，这掉应该剪掉吧？会会会剪掉。对，所以对，所以我真的只相信我妈。对。 很好，嗯，希望不要哪天我妈摆了我一刀， <laughs> 那就好，那就好了， <laughs> 一起抱抱头痛哭，这世界没有人可以信任了，大都是为了只有自己， <laughs> 我只能靠自己。我这两天就一直在那个自我喊话，对，没关系，现在因为真的只有。 说真的，就是我姑姑了。我姑姑现在走之后，我真的没有依靠了，所以就真的是我自己要坚强，坚强，然后一切就是相信自己。是，陆小葵，加油！再讲， <laughs> 那什你刚刚超级有那个败票，好不好？嗯 <laughs> 嗯，没想到杜小葵有一天你可以成为我的人生导师。 <laughs> 对，没错，不得不说，你知道这种应该说你看过的东西，总有一天会很神奇的用在自己身上。嗯，没错，没错，没错。没想到是以这个形式啦， <laughs> 就是了。哇，真的是，大家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吗？学到的第一个重点就是，钱一定要拿在自己手上，遗嘱赶快要他写，逼着他写，都赶快写下去。 我真的当初是已经要写的，我甚至把那个文件都下载存档了，已经在我桌面上了。绝对要写，怎么会因为房子过户的事情而不写呢？你可以把房子的部分先不要写进去，先把存款的那些写进去就好啦。我还记得，重点是我还记得，我一直跟是我嗯讲姑姑讲说，因为我。 觉得你事后想起来，其实他为什么会再托付我去做这件事？这些也是在留一手啊。对，其实也是在留一手。对啊，所以我现在有点是你辜负你姑姑的信任。 <laughs> 我开始非常的，嗯，我觉得我没有守护好你没有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哦，我真是算了啦，算了，啦。我觉得你有点被忽悠过去了。对啊，就是 <laughs> 就。 对，完全被忽悠，傻傻的。我记得他那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还说啊，你就是比较老实一点啦， <laughs> 像你爸、你妈， <laughs> 然后你姐， <laughs> 你姐还好哦，你姐夫对，反正就是他竟然他竟然说你老实，Oh my God！你知道我最痛恨的赞美就是“老实”这两个字吗？因为对我来说，不是赞美，是一种侮辱。因为我在我们家的，你知道家族的那个形象也是，你知道以。 以老实著称这样子， <laughs> 所以我非常讨厌这个词。嗯，对。好，总之，我以为当初这是一个赞美，现在对我是一个深深的讽刺。 <laughs> 是，就是要让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他拿那个不动产的事情来跟你讲，叫你不要写代笔注，让我不得不怀疑，他是不是那时候就开始布局了？是啊，而且我还没有讲到这句话，就是他们那个时候。 就我没有做在笔主这是事情嘛。第二件事情是，他们到之前在讨论的时候，有拿出一个短影片。那个影片就是我姑姑明明就已经在病床上很没有力气了，然后就是说我的财产交给我姑妈还有姑姑，就是全权处置。他不但没有带悲转，还录了这段影片。哇塞！ 我什么都没有录，我就傻傻的觉得他们会 <laughs> 高人指点，高人指点，背后高人指点，太夸张了。嗯，哇，他们影片也有啦。他们等于是从一开始就铁了心要吃你这一这一部分啊，帮你保管啦。反正你也不会投资嘛，你看你又乱买东西。对呀，怎么会？嗯，你怎么会相信啊？越听越觉得不对啊。 算了算了，不怪你，不怪你，没有在那个你知道 context 里面，不知道。我那时候人在比较脆弱，需要亲情的慰藉。 <laughs> 所托非人， <laughs> 你搞那种，让我那种富婆被小白脸骗的那种感觉。嗯啊， <sighs> 好啦，能理解啦。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这件事情，而且我突然又想到，就是你开始就有一些。 就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嘛。对。然后第二个，我想到早知如此是不晓得，如果你是那个青春点点的点友，嗯，的话，你可能知道他们有一年办了一个很奇妙的点剧，嗯，那个点剧的主题在干嘛呢？他请个律师教大家如何写遗嘱。哦。我当初想说，啊是要写遗嘱哦，那就不要参加了。今 <laughs> 天就瞬间觉得错， <laughs> 觉得是一个。 Oh my god！也许当初去年那场讲座，你就会发现早一步多了几百万 <laughs> 在我的木头，对，就找一步那个发现他们的计划。嗯，Well，我只能说，嗯嗯，那个吧，花钱消灾吧， <laughs> 我想。 <laughs> 没有么消到任何多灾呀！ 可能不一定啊， <laughs> 可能不一定。我只能说，就是不该拿的嘛。嗯，也许有一天，就是会以不不同的形式。你现在在诅咒他们吗？ <laughs> 天打雷劈！ <laughs> 对啦，或许你这样想嘛，他们也许拿那笔钱，像你讲啊，投资什么也搞不好血本无归啊，或什么的。反正这件事情就是。 我姐一直非常的愤怒， <laughs> 就算我姐其实完全是个局外人， <laughs> 但是她比我还要愤怒。她在替你抱不平吗？对，对啊，她觉得他们两个怎么可以这么可恶？然后，对啊，她大概每次打来都是一个小时，然后我就好好安抚她。你 <laughs> 你也是蛮可怜的。对，你就想想就受害者还要安抚。 就是说没有关系嘛，你就做点 meditation，我们就冥想一下，深呼吸一下。我们能做的事情也不多，我们已经放弃，我已经放弃我法律上的权利了。嗯，我也不能够做任何的复仇，我没有那个，嗯，我没有他们的把柄，也没有那个手段跟那个资本可以去做。对了，对了，对，所以这件事情我就鼓励说，就是唯一能够对他们最好的复仇，就是让我自己活得漂亮。 <laughs> Oh my god！你就是 loser 说的话。对，我就我就跟我我就跟我姐说，对我唯一能想到的复仇就是，假设我有一天变成郭台铭，他们这个时候开始想要开始道攀龙凤附 <laughs> 凤的时候，我就可以， <laughs> 你知道你们当初做了什么事情？对，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一个《甄嬛传》，你知道爬爬到，我知道我知道，顶端了，爬到顶端才可以。 <laughs> 你姐应该觉得你疯了吧？ 我姐就恍然大悟了，嗯，好，这辈子不可能了，拜。 <laughs> 我姐就说：“那你一定要考上正式老师哦。”然后我就说：“就算当上正式老师，也没有来说也不是报复。”我。”她说：“嗯，想想好像也对。 <laughs> ”哇，至少是给你个你知道小目标嘛。对对对，所以在这边也在鼓励，如果你曾经遭受过这种。 不管是对你信任的人的背叛啊，或者是各种这样子很糟糕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真的，是，嗯，让你自己活得好才是一个最好的报复。之前，嗯，请先确定你的财产 <laughs> 都先拿到再说。对啦，就是把自己生活顾好啦。嗯，对他们来说，虽然可能也不算什么复仇啦，但毕竟你自己放下了嘛，放过自己了。 对对，因为如果假设你一直放不过自己，对，你折磨的是也是就是你自己，对啊。到时候到时候，万一是你又生病了，或你又怎么样？对啊，其他人也不会是碎了他们的，对啊，如他们的愿了。对，就是你知道，自己过得好就好。对对对，对得起天地良心， <laughs> 没错。我们就等嘛， <laughs> 一直想一直想，貌貌狠狠毁坏呀。好啊，对啊，就看哪天我们飞黄腾达了。 所以小布，我们一定要被王哥 <laughs> 拉回起来， <laughs> 对，我们我们创业第二代，赶快再想创业第二代，哦，快笑死了。嗯， <laughs> 好了，对啊，上一次已经创业梦碎了，对，也许这次卷土重来了。我就跟我的那个，我就把我的第二个提案嘛，然后跟我的那个呃好哥们，嗯，就是说了，嗯，结果嘞，一读不回啊。 好，非常好。嗯，好，创业二度梦碎， <laughs> 这么快？ <laughs> 嗯，好了，这样子啦。好，屡战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对，继续加油， <laughs> 加油，陆小葵。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那真的很瞎哎，我没有看过比那还瞎的。啊，好。嗯，好。所以在这边听到这个事件。 大家都说那个家丑不要外扬嘛，是？什么？Don't wash your dirty laundry，yeah，in public。我今天就是洗个够， <laughs> 我行得正坐得稳，理直气壮。对，感觉你很想讲，但我觉得你还，我觉得很术法师啊。 <laughs> <laughs> 想到哎，你不讲，我还没有想到哎，真的耶， <laughs> 你就是横竖法师哎，但人家是好几个亿耶啊，对啊，对啊，我可以有好几个亿吗？ <laughs> 我可以吃香喝辣吗？哎， <laughs> 好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啦，没关系啦，我想听众们应该能理解啦，毕竟对，而且这也是我唯一能够想到一个比较有效的。 报复手段了哦，说把他们通过公众的力量恶行恶状，对，他们应该也不会不痛不痒。 <laughs> 我觉得你讲的蛮委婉的啦，像你说的，嗯，没有飙几句脏话，都已经算客气了。 <laughs> 对啊，算算 OK 啦。对对对，因为我不得不说，我当初在一听到就是我姐告诉我是小人这件事情之后。 虽然我是相信他们，但是心里面也是生了个根嘛，我就开始有有了一些比较一动摇偏激的想法。偏你要干嘛？ <laughs> 我不知道，我觉得真的很可怕哎。你对啊，你的偏激想法是要干嘛？就比方说，你开车撞他们。谈判之前先把你一把刀插在桌上，哦， <laughs> 我觉得你的电影看太多。 你怎么可能拿什么刀插在桌上嘛？你根本插不进去，好不好？哦，原来是插不进去的关系啊。 <laughs> 有，然后我我是这样想的嘛。嗯。然后我姐有，你姐有更多奇怪的想法吗？对我姐那时候想的是手枪，我哪来的手枪可以放？手枪。 <laughs> 哎，你们姐弟很逗哎。然后她要继续想说，就是可能要把我们姑姑的什么遗照跟什么骨灰都捧过来，有没有？ <laughs> 你现撒冥纸啊？对。 你对得起他吗？对，然后说，然后什么？你们敢拿这笔钱？如果只要拔三个醒杯，你就可以拿走， <laughs> 什么之类的。然后看两个人在算几率，这个是几率是不是很高啊？ <laughs> 有点担心。嗯，就是会有一些比较偏激的想法啦。觉得还不错啊，感觉可以拍一部。对 <laughs> 对对。 之后会不会成真？嗯，不晓得啦，穷途末路的时候吧。哎， <laughs>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啦。嗯，所以我只能说，就是嗯，这这一度一两个月都是呈现一个三温暖的一个洗礼呢。真的耶，好对啊，好可怜。所以不管是这个，你看，我就我就突然懂得那个演艺人员，你知道经历这么多。 他隔天要录影的时候，他还是要打起精神。然后说杨丞琳在失去小鬼之后，他隔天有通告，或者是有还是要对，我觉你能体会那种心情了是吗？我懂了， <laughs> <laughs> 差太多了吧？ <laughs> 好啦，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嗯，所以希望今天的血泪的教训大家都可以收到。是，今天真的不是一个，也许。 应该说，也许今天的娱乐量没有这么的高，但是我希望，我觉得还蛮精彩的，是不是？ <laughs> 其实蛮精彩的，其实蛮精彩的，只是你前面铺陈有点久而已。所以我前面会剪掉一些。 <laughs> 对对，真的是可以拍一个那个啊，对啊，什么风水世家那种啊，就是很完全八点档的真惨，对啊，超级八点档的，还差最后一个验 DNA， <laughs> 可能我也不是我爸妈的儿子。 什么 <laughs> 也没有记住，我真的没有资格。嗯， <laughs> 笑死。对啊，还没他这，还没他这一出嘞。对对对，好，所以就是，虽然娱乐量没有这么的高之外呢，但是希望今天的教训，今天的知识量，或者是对你 <laughs> 往后的人生是有决定性的某一刻，你突然想到了小花瓶悲肯的经验之后，对你能够。 对，在关键时刻下对的决定。没错，有事没事赶快翻翻民法，确定自己的继位顺序。对，没错。所以我也知道那个，嗯，应继分跟特留分。哎，对，对呀，我正想提醒你的说。 所以特留份那个时候，我就说他们如果真的要拿五十万，或者是就是就是特留没有关系，对对啊，就是他们特留份的部分了。嗯嗯嗯，对啊，现现在现在是你连特留份都没有， <laughs> 特留份都没有， <laughs> 你还还想施舍别人特留份，本来是施舍的角色，真的笑死了， <laughs> 完全。那你们想说啊，感谢你们的辛劳，那五十万给你们哦。呵呵呵，哎，算了啦，看开点呐，就是。 哎有人生嘛，嗯，人生嘛，就是这样啦，跌跌撞撞，对，跌跌撞撞，嗯，学到就是这样，我们比谁活得久，谁能够活到最后，才是真正的赢家。你他们这样太不公平了，你当然会活得比他们久啊。 <laughs> 对啊，所以就是就是会赢就他们在拿这个钱，其实也大不了，就是十年嘛，我们再看啊。 最后十年你要把那个花掉，对啊，那你就花，对不对？嗯，对了，嗯， <laughs> 你要确定要以这么 <laughs> 奇怪的结尾做结吗？到时候要人照顾啊，嗯，他有他儿子女儿，忘记了，哎 <laughs> 呦，我说，太不像话，哎呦。 你你真的没办法唠很快，你真的不行哎，你唠很快就变，你知道黑色喜剧哎，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好了，我们要一个积极正面的结局的结尾来做解，OK？那我的回应到此结束，我们接小布来为这一集做一个积极向上。就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大家多读点书哦。大家记得权利要自己顾好，不要主动放弃。 最重要是，我明明就知道啊！ <laughs> 对呀， <laughs> 也不是读，书，默读。书， <laughs> 不要被亲情绑架。对对，凡事都要冷静思考，三思而后行。只要我有那份代笔遗嘱，后面这一连串的对 comedy 就不会出现了。嗯嗯，我只能说遗嘱很重要。没错，现在如果你未婚，你没有子女。 现在马上纸笔拿出来，应该给我写， <laughs> 应该是，应该是你赶快发现你们家中长辈有未婚没有子女的，赶快拿纸笔请他们写。 <laughs> 哦，是，对，没错，日期要写好哦，要签名，还有见证人哦。没错，对对对，就很聪明，对，所以就是这个样子哦。嗯，提醒大家就是这样子啦。那与王小姐谈心就到这地方结束啦。 Sorry I haven't called for a while, and sorry I haven't been able to visit. I've just been really busy. I hope that you're doing good. I know it's hard being away from home for so long. Um, yeah, just uh, call me back when you can.